锵锵三人行，哎，佳慧来了啊！今天咱们这桌子好像有点歪，我觉得。对，嗯，他导演叫我。 跟你保持距离。我才发现是一个矩形的哈， <laughs> 一直以为是方的，不是放倒了吗？他把报纸报纸拿。这桌子叫梯形。哦， <laughs> 梯形。这叫梯形。暴露了我的科盲。 <laughs> 对对对。科盲本性。哎，女性是某些方面得承认是有点弱点。有有有。对不对？有死穴。如你这样的女才子，你都得承认吧？这个不是弱点。我没有方向感。嗯。呃，数数字数不清，对。那就。这个我绝对承认。那你有明显女女性特征。但是。 我听过一个女才子，就就咱就说这个才女都承认的。她说男人和女人，女人有的时候要服要服气，因为当然女人有些地方比男的强。她就说啊，她发现有一点是什么呢？她她说她小时候和她的弟弟啊，呃，她父亲都是就古典文学嘛，从小就让她和她弟弟一样的背唐诗宋词古文。她说但是到今天呢。 他说他特别羡慕你们男人，就是你们男人讲起什么来啊，那真叫引经据典，哇哇哇就能把原话啊都这个背出来。他说，但是他觉得女性的这个大脑啊，弟弟背着他用功比他多，我不觉得记记忆力有差别。他觉得就是说，呃，男的聊天总能够哈，就是原话背出来。他觉得他是说你只要一背啊，哎，我就想起来了。但是他自己呢？ 背不过。女性朋友总说我能够背出东西来， <laughs> 不好意思。但是我看过有一个人说，雄性激素不是，不是就有一个人说说这个有一个有名的这个女性主义者说啊，说女人在现在为什么还需要男人？只需要两件事情，一个是搬重东西， <laughs> 另一个是生孩子。 <laughs> 但实际上这两件事情现在也不太需要男人。那你刚说的那个才女啊，说的不一定是那个男人记忆力比较好，而是男人有这个需要。 那这个需要呢？看你从哪个角度看。第一个是说，男的要引经据典，你以为干嘛要引经据典？那个要防备装备，他不敢表达自己的真感情，没安全感。不像女性讲话，姐妹淘。我不需要引经据典，我不要说苏格拉底讲什么，我不要说道理，我讲我心里的感觉来跟你分享，而我也相信你能够体贴我。 对吧？男人引用那个经典哈，我无意影射梁文道。哈 <laughs> 哈我看了一个书，是么是？当然是学问好以外呢，就说那个是子弹，那个是围长，那个是结构，那个是控制狂。 啊，女人不需要这个东西。你别说，嗯，就你不要讲这个，这个、这个性别方面可能有差异。我觉得，呃，亚洲人和这个和西方人似乎在这个方面也有也有差别。我发现我上学的时候，就同一个班级里面啊，亚洲同学说一个事情的时候，他们比较喜欢讲我经历过的这个例子，比较喜欢讲就是直接经验。 西方人说起来，他比较喜欢讲理论。这本书是怎么说？那本书是怎么说的？然后再推导出我想说什么。好像大家的这个思维的方式不太一样。因为亚洲学生懒惰，不看没看那个书。我 <laughs> 还是说，就说是相比之下，亚洲东方近于阴性，西方近于阳性。过去他们真有人当成一种理论提出来啊，就说要是地球分阴阳的话，东方之国叫大阴，大阴；西方这个大阳。 嗯，因为当我们讲全球化的理论，这个东西是从欧洲英美中心出来的东西嘛，他会在他看一定是亚洲，这是远东嘛。嗯，什么叫远东？对他来说是远东，对我们来说就在脚下面，所以他一定把遥远的东西，能够被他控制的东西视为阴性、母性，里面背后有很多帝国主义的角度去看的。哎，但是你不要说嗯、我的确觉得中国。 甚而至于包括韩国、日本这些东方的地儿啊，呃，你看不管是娱乐圈儿，还是咱就说主持人，女主持人比男主持人风头大呀，嗯，而且呢，呃，包括你看这个呃找广告也是女明星她比较受欢迎。 都教授除外。都教授，都教授跟女的没什么两样。所有任何韩国的产品都是他。 <laughs> 都教授，你看就是也有点阴性那么个劲儿。对对。但是你看好莱坞的明星，西方的这种明星，他是很典型的，就这种咱说的比较中性的呀，呃呃，至至少不是主流是比较少的。他或者就是同性恋， <laughs> 但是他的同性恋呢，感觉上也不是那种呃女里女气的那种范儿。 怪不得人家说美国的选民啊， <laughs> 不管怎么说，他们心里都是想找个爸，就是 <laughs> 男的比较容易胜选嘛。当然，现在女的也越来越多，就是这个参与政治，但他们却会觉得男人更容易胜选，因为选民心中需要一个爸。 <laughs> 那难道照你这么说，亚亚洲人心目当中会需要一个母亲的那种感觉更强？我跟他们讲过一个理解，他们讲啊，他说为什么中国女主持人好像更红，还是更影响更大？男主持人呢？你看，你看中国这男主持人好像数不大出来，对吧？ 后来我尤其是新闻这一类的哈，这政论是因为赚钱少吧？ <laughs> 新闻界赚钱少，男的都去做 banker，做做银行什么的。也有有关系，所以说啊，这个时代不同了，男女实际是不一样。可是文涛，时代再不一样哈，当我们讲性别差异的时候，不要忘记哈，我们有社会的把你养成那部分，还有一个生理基础。OK，有一个说法是说女性性别有一个很不一样，在女人有月经。 有月经是什么意思呢？哈，有月经是说你比较从你发育开始能够掌握时间敏感，因为你要算嘛哈，有来没有来多少天，你来计划性比较好。 <laughs> 有人这样说，把它引引申出来，对时间比较敏感。还有你怎么样看生命一个周期这样来？ 那男人呢？没有这个东西，就往前一条直线这样往喷出来嘛哈，喷喷喷，往前往前走动，这个绝对没夸张。当你整个生命经验哈，你要处理，我们每天身体是自己的嘛，对不对？每天要面对一个月，周而复始，复始怎么讲？周而复始，复始啊，就。 走了又来，走了又来，将将来开，这生命经验很不一样。我记得我在美国，另外讨论问题的时候，有个老美嘛，女的嘛，就说：“哎，很多语言啊都是男人的语言，包括性高潮，包括不是包括，网友说是包括，包括，包括，他们叫我包瓜哥了，多没良心！ <laughs> 包括，我告诉广大网友啊，台湾是独。 包包刮的，是吗？对，台湾读包刮嘛，就是微博，台湾读微博嘛。那我在家里读。 包括会被我老婆一巴掌。他老婆是台湾人，所以他整天跟他老婆八卦，八卦。广东人包种。包强包卦。 <laughs> 那个姓高强啊，他说英文叫 come，这是来了来了。他说这男人的。来是 come 是吗？来是 come，来是 come，去是 go，点头 yes，摇头 no。对，打开看书叫 b o o k 在台湾是这样读。啊，我们开房叫 hotel，对，hotel，对。然后呢，他说。 那个来嘛，就是男人嘛，来了一次就结束了。他说我们女性不一不一定啊，我们是，呃，我们可以没有来，可是我们也觉得非常快乐。然后呢，可以来完又来，来完又来，不一定结束，不一定那么快结束。所以这些语言啊，都有它的生生理基础在在那边。哎，这是长学问。我头一次听说这来了。 是一种男性霸权语言， <laughs> 来了，所以杀气不要来，对对对，以后不要说已经来了，是吧？对对，这嘉宾还没到， <laughs> 来了。我只能说去什么什么。去去 <laughs> 去，去。对对对，所以不是我的意思是说啊，这个这个时代变化很大。嗯。你看那天有人在微信上啊给我发来一些个照片，哎，我可以选出几张给你们看看，你就能知道岁月变迁啊。你瞧，你这这是什么吗？ 这是一八八五年自由女神像拆封，这是刚刚拆封。哎，这个起初它只是一座神像，后来成了科幻大片中最倒霉的建筑。老状态。对。真的不知道他的脸部表情是这样的。呃，是这样的。但这是法国送给美国的嘛？你再看下边， <laughs> 你说这是干什么？够鲁的这个。这是1923年。 在测试新款防弹背心儿， <laughs> 不能挂在树上打吗？ <laughs> 这是马里兰州的警察总部靶场，三十八三点三八口径左轮手枪测试。当时这种防弹背心儿重达五公斤，内衬金属防弹板。我觉得这不吃惊，主要是这哥们儿 <laughs> 以身试弹。干嘛用这？他用木头人一样可以来来测嘛？这反映了当时人们的愚昧，是？真诚。对对，和真诚。对你再看下边。 嗯，这是什么？这很有意思啊！瑞典啊，曾经是二战之后唯一靠左行驶的欧洲大陆国家。这是一九六七年九月三号，瑞典机动车辆全部由靠左行驶改为靠右行驶的第一天，第一天就出现了这一幕。 <laughs> 这我估计香港要改成靠右行驶也这样。左右不？你再看下边这个。 这是你看，这就反映了1964年，离咱们才几十年前啊。嗯。旅馆老板看到黑人在游泳池里游泳，会往水里泼酸。这个是旅馆老板往这水里泼酸。嗯。你看这个。那个黑人的表情是被泼着了。对对对对对，我不知道是硫酸呢还是醋酸。然后你再看下边，这个是什么呢？你瞧瞧。嗯。1929年的时候，酒。 还被认为是类似于毒品一样的东西，在美国禁酒令，一九二九年禁酒令颁布之后，底特律倾倒非法酒精，倒啊，对吧？把这酒给倒了。国家不是倒酒就就倒牛奶。倒倒倒牛奶，对 <laughs> 我们这些课本上学的。你再看下边，这个是，哎呦，这你个你都猜不出是什么？一九三七年，人们用铁丝网封装阳台。 以确保婴儿享受到阳光和空气， <laughs> 这孩子弄得像个狗笼，我觉得。再看一下嗯，这个是干嘛呢？这个是1920年女士的泳衣长短受到监控。20年是受到监控，如果太短会被罚款。26年之后，世界上第一件比基尼泳装三点式才在巴黎时装展上面世。 咱们先差不多。广告，锵锵三人行，广告之后见。哎，义军刚才看见这些照片，你联想到什么？我在想哦，如果几十年以后有外星人或者是后人来看我们这个时代的照片，他会发现一堆是自拍。没 <laughs> 错。没有发现那那个时代的人拍照片都有一种浑然不觉的那种特别天然的感觉，他们不知道自己在被拍，或者也没有这个上镜头的意识。你看你是女的哈，为什么女孩子自拍总要？ 有这种有吗？ <laughs> 你怎么会？可爱吗？所有的这些微信上，我都张得上。 <laughs> 我意思说，你还是不是纯朴的。可不是他可能是有人这样拍了以后，大家就都这么拍，就流行了。比较缺乏创意嘛，就嘟嘴不是可爱吗？还有还有，好像是像要吻别人那种感觉，脸脸瘦。对，他自拍有几个标准动作的嘛？这样嘟着嘴，然后这样，要么就挤在一起。 嗯，所以你看很多公布的自拍照哈，比方说我要踢爆什么拍，你一定觉得嗯很暧昧，怎么挤在一起拍？可是自拍一定要只要两个人自拍，一定是挤在一起的嘛。那所有所有的自拍都这样。而且刚小君君说那个外星人来以后来地球啊，我也常想这个问题。假如有外星人来看，看完之后回去报告说地球人是怎么样的动作，我看他基本上描述几个动作而已。 第一个呢，就是哎，地球人很奇怪呀，走路都这样子，拿着个手机， <laughs> 因为讲微信嘛， <laughs> 这样的。要么就是走路很奇怪啊，拿着一个东西这样。第二个动作，要么第三个动作就是这样，自现在还有一种自拍神器，有一个杆子嘛， <laughs> 可以把这个手机吊出去，你可以自拍那个集体照，很多人一起拍吗？对，我自拍神器啊，都是能把女的照的，就是皮肤啊。 如花似玉，哎，我觉得这个女的都是骗子啊！你要这么说，她是在干什么？其实她在制造一个落差。我认为对这个女孩子没有什么好处，因为我如果先看到你的照片，我其实你照片丑一点，我见到你本人不是会可是没有没有这个落差，你连想见的第一个这个愿望都没有，这个冲动都没有。 哎，你你你说的也对，而且我跟你讲，我你刚才讲就说这个女孩子的这个独创性哈，我也是有这种，我准备批评一些女孩子， <laughs> 因为我我现在发现跟一些女孩儿啊，听她们聊天儿，你发现没有？就在长相上，嗯，她们非常喜欢说，哎，你长得像范冰冰，嗯，哎，她们都说我长得像林志玲，甚至有的人整容是吧？我要我要整成谁谁谁，哎呀，我觉得怎么可以这么没有出息？你知道吗？因为。 谁说范冰冰就一定叫好看呢？或者说谁说章子怡一定叫美丽呢？这你知道，其实他们没有想明白一个道理啊。章子怡也好，范冰冰也好，还是林志玲也好，他们是用他们的努力和奋斗。 为他们这种长相的动物不叫动物了，为他们这种长相的族群，对吧？定了成功的标签，争得了荣光。你要有出息，你也应该为你你你长得像范冰冰应该是耻辱，对吗？ <laughs> 你长得像你自己才叫光荣呢，而且你应该凭着你自己的美丽吸引了大众的眼光。 为你这种长相的人争得荣光吗？但你干嘛这女孩子现在动不动我也长得像谁谁谁，那没有出息嘛？但你不要急于去批评啊，我觉得我们刚刚看那些老的照片啊，我就也很感慨这个时代变迁。其实你说了，也就是几十年的功夫，他主要是讲美国、讲欧洲。你觉得他这个历史的变化不是什么螺旋上升，这个旋很大，就变得很快。嗯。那中国也是啊，审美观也是变得很多。啊。我那天就在想，我在就在我小的时候啊，特别奇怪，就是说不爱打扮。 是被赞美的，我记得就我妈那时候跟她的同事去上，就是他们去这个就是去交流，就有个阿姨会说，哎呀，我们家女女孩特别喜欢那个打扮什么，真就很发愁的一件事情。然后就我妈就说，哎，我们家不爱打扮。那个就说还没到时间呢，就是那个时候你发现吗？大家穿着不是很讲究，然后你什么头型不讲究才是被赞美的。 你不像现在变得那么快，人人都爱美，其实是时代进步啊！ <laughs> 你不要批评女孩子。这是啊，好事啊！以前没那么大竞争嘛，以前你不打扮又怎么样？大概一个时间是上清，要把你嫁给表哥，对不对？ <laughs> 你就安顿好了，你知道吗？ <laughs> 对啊。那的啊，表不提倡这个吧。现在你要把自己打的美，打扮的美美去勾引大叔，对不对？你要竞争嘛，要需要竞争嘛。 那而且我觉得美学嘛，不管你精神的美还是人体的美学，对不对？你身材的比例怎么样，都我觉得不见得是个坏事。可是假如说全世界，我们想象中国有多少个女女性，好像有六一，对吧？ 假如出现六一个范冰冰，多可怕！ <laughs> 走在路上，而且我刚听起来好像窦文涛，我怀疑是追求不遂。对，我刚想说你接触了什么人？ <laughs> 追求范冰冰不遂了呀？不是，就说哎，就说范冰冰，他们都当成什么国民女神了？其实其实没有啊，范冰冰就是个长相，她长得是不错，也有她的缺点。但是我要说，人家范冰冰真是，这人家靠着人家人家发挥出了，我跟你说。 我多年研究美女的经验，嗯，这个世界上啊，呃，没有真正的美女，呃，为什么啊？因为人的肉体啊，长不成我们想象的那样。嗯，你知个，你要是真的按照我们想象去找一个美女啊，你永远会发现问题。 脸好看了，可能身材还有问题呢；胸好看了，可能臀部还有问题呢。你他这这人不不，因为你知道小说、电影、漫画里边，他是就像鲁迅说的一样，他集中了这儿的脸、这儿的嘴、这儿的手。你知道那天我们有一个导演，最后当然他找了他做太太了，就是 <laughs> 就是他他就说当年拍广告找到他太太，他说你知道多难找，因为拍广告就他这个广告商啊就要求，呃不但长得好。 皮肤也要好，甚至手也要好，脚也要好。他说：“你要真是找到一个都好的，嗯，哎呦，那就海了去了，到那个什么各个学院呐去去找，真的很难找到，因为那不是人，你明白吗？”他导演让我去广告， <clears throat> 对，去广告，不要说来，是吧？锵锵三人行，广告之后见。家辉这方面研究的多是吧？对。 <laughs> <laughs> 呃，对我研究蛮多的，可是都是过时的哈，好久以前。我刚听你说女人都是骗子，我觉得说不管是拍照什么整形什么这个还好，因为至少你可以看得到，你可以看得到之后才判定嘛，她有没有整过，是不是跟照片距离远不远等等哈。可是，呃，有些骗啊，你根本发现已经太晚了。是什么身材的内衣啊？这几年不是流行吗？什么造型内衣、神奇胸罩什么什么。 哇，你看每一个都前凸后翘，男人不也有种里面垫出那个六块腹肌的不也有吗？比较小了， <laughs> 比较小。那么有的有的，那是钢铁侠吧？ <laughs> 塑料 <laughs> 没没人用。那那个对不对？我们都懂对不对？看起来哎呀不错嘞，还猜他什么身材怎么样？结果到了发现的时候，你完全发现是消费行骗的时候，没办法。 要不可能打电话投诉。我觉得你们是男人对女人的，我不知道这叫要求过高还是幻想太多。 <laughs> 我知道，你知道有一个例子，美国有个画家叫科罗嘛，我觉得他是他一辈子画大自然，他不画人，是为什么？他就觉得人太不完美了。对。说他好容易他娶了个老婆，娶回家，然后说这个就是新婚之夜，忽然发现这个人体没有他在画上见的那么完美，当即离开，又重回大自然的怀抱， <laughs> 就是这样。但是我就我又觉得。 呃，今天还有一种非常有意思现象，你看就是说，你刚才说那些人愿意就是把范冰冰或者是某个成功的那种影星当做是偶像，但实际上我现在看到的很就是很多朋友是越来越有个性，穿着打扮各个方面，因为人家现在越来越觉得这个时尚打扮就是一个 statement，就是我是谁，我穿什么，就是我是什么样子嘛。是，不是？我现在是觉得有些女孩，尤其是喜欢进进进入我们这一行的女孩哈。 我就觉得他怎么不明白？跟你接触的人有。可能，这不是 <laughs> 说哎都别人都说我长得像林志玲或者长得像范冰冰，哎呦我就说这无论不管在哪方面来说，这都是一种失败。你要长得太像范冰冰了，怎么可能让你去主持节目呢？或者演戏呢？或者说你就是找个男朋友？哎，我觉着也没人找一个长得跟范冰冰一样的女的，整天在街上晃悠。是你不愿意吧？肯定有愿意的。你愿意吗？ 晚上可以， <laughs> 晚上可以。 <laughs> 要可是重点在于说，就是方便嘛，方便法门嘛，谁不希望自己有个性、有头脑什么的？可是重点在于说，那个你就先上了范冰冰，就比较容易被人家抓出来上眼。那是个参照嘛？你怎么介你怎么介绍你自己呢？我只能说我长得像范冰冰的哦，我记住了你是这样。确实，你能被拿出来说的东西可能比较少。 接下来为您播出《文明启示录》。